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呢，咱们说到，在小小的塔拉瓦环礁，美日双方一场血战，最后呢，还是以美国人成功占领全岛结束。很快，塔拉瓦环礁的价值啊就显了出来，因为从这儿起飞的飞机可以直接支援到尼米兹的下一个目标马绍尔群岛。马绍尔群岛比塔拉瓦可大多了，那美国人呢这边也没敢掉以轻心。仨月之后，在六倍于塔拉瓦的火力支援下。 五万多地面部队非常顺利的拿下了马绍尔群岛的主岛夸贾林环礁，八千日本守军几乎被全灭，而美军呢只牺牲了这个一百多人。不到一个月，马绍尔群岛大部分群岛屿呢被美军占领啊。不过有几个这个防御比较严密的岛就被绕过去了啊，派点人看着就行了。本来日本人呢在这边有个苦心经营的强力基地，叫特鲁克岛，驻扎着不少海空军。 是吧？就被称为这个日本的珍珠港啊！不知道起这个名字的人啊，有没有想想珍珠港经历的这悲剧啊？这实在是太不吉利。果然啊，四四年的二月十七号，斯普鲁恩斯发动了“冰雹”行动，给这个特鲁克岛啊来了个持续三天的大轰炸，把停在这个岛上的飞机、舰船、各种设施全部炸毁，从此呢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那也就是说，这特鲁克岛啊，一直是。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海外的总部啊，结果现在被炸的就已经没个人样了。从塔拉瓦到马绍尔群岛，不到半年时间啊，日本人连丢了两个外围据点。那你说这曾经不可一世的联合舰队到底上哪儿去了呢？其实啊，他们真没闲着。从山本五十六被击落之后，古贺丰一海军大将接替他成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跟山本一样，也是海军航空兵的支持者，那能力很强。 多年来，日本海军的核心思路就是要避其功于一役啊，这就是受了这个当年对马海战胜利的影响。古贺也不例外，不过他还是比较务实的，知道决战成功的可能性很低，所以呢，计划引诱美军深入，在菲律宾附近海面，依靠陆军飞机一起全力出击。为了这个准备决战，古贺把设在武藏号战列舰上的司令部迁到了菲律宾。不过，就算这样。 他对前景啊，依然是比较悲观啊。他好几次啊跟人说，我特别羡慕山本，因为他死的正是时候。结果古贺大将一语成谶。三月三十一号，他和参谋长坐两架水上飞机前往这个菲律宾的棉兰老岛，那在半路上呢遇到了暴风雨，飞机坠毁。就这样，联合舰队在一年之内先后。 两位这个司令长官都死在了坐飞机到前线的路上，而且古贺尸骨无存啊，都没没有找到，那吓得接替古贺的丰田富武大将没啥急事也不敢坐飞机了。丰田富武这个胆子虽然不大，野心不小，这个人是个战争狂人啊，不像山本和古贺那么悲观。 他一上任就改变了古歌的战略，啊，说这太保守了，啊，咱们哪能让美国佬深入菲律宾呢？啊，得在大洋上啊来一次决战，打出这个联合舰队的威风，挽回这两年来的颓势。决战在哪儿打呢？丰田判断啊，美军在占领马绍尔群岛以后，下一个目标一定是马里亚纳群岛，是吧？所以呢，他就制定了一个阿号作战计划，准备趁登陆这个节骨眼儿，派出联合舰队全部力量出击，给美国人来个一勺烩。 这个想法呀，不能说啊不够大胆，但是要想成功，有个先决条件必不可少，就是美国人得按照你的设计来打马里亚纳群岛。哎，你还别说，这第一步呢，真就被这个丰田啊给蒙着了。美国人下一步目标正是这儿。今天一说这个马里亚纳，咱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马里亚纳海沟啊，这个世界上最深的地方，一万一千多米。前几年咱那蛟龙号还下去潜了一把。 为啥美国和日本都把目标定在这儿呢？啊，咱一看地图就明白，这个马里亚纳群岛啊，差不多正好横在马绍尔群岛和台湾岛的中间整个群岛从南到北啊，有将近一百个火山岛，其中呢，第一大岛是关岛，第二大岛是塞班，第三大岛是提尼安岛，剩下就没没啥名了啊。这片群岛啊，这个位置太重要，正好是中太平洋到中国南海的咽喉。 如果让美国人占了的话，台湾岛和菲律宾，甚至日本本土，都在美国轰炸机航程范围内。从日本到东南亚的海上生命线几乎就被拦腰截断，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死守。日军大本营赶紧把驻扎在中国的大批关东军部队调到了这个太平洋上，其中派驻马里亚纳群岛的就有六万多人。岛上的防御工事加班加点赶工。 美国人这边呢，这要打马里亚纳群岛了。最大的困难就是这儿太远，离珍珠港三千五百海里，距离本土超过五千海里。运输舰啊，一年只能往返两次。而这个时候，欧洲这边盟军啊，正在组织诺曼底登陆，也没有更多的船可供调遣。所以兵虽然不少，没法多点同时登陆，只能一个岛一个岛来啊。第一个目标呢，就选在了塞班岛。 塞班岛是一个长条形的岛，长二十一公里，最宽的地方呢只有八公里。地势呢中间高，四周低。四百五十米高的这个塔波乔峰是全岛的制高点。岛的西南方向是一片非常平坦的沙滩，是很理想的登陆点。小日本在塞班岛上修了仨机场，部署了六百多架飞机。守岛的呢是陆军第三十一军，还有一部分海军的警备部队，一共四万三千人，两百多门火炮，四十多辆坦克。 呢，确实相当可观，比柴奇那个塔拉瓦那是规模大多了。斯普鲁恩斯也知道塞班岛昨绝非一语啊，就组织了将近五百艘舰艇、七千架飞机，掩护两个海军陆战队师和一个步兵师，将近七万人进行登陆。指挥官依然是塔拉瓦的老搭档啊，史密斯和特纳啊，这两位将军，一个逗哏，一个捧哏，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准备之后。 四四年六月十一号，美军开始用舰炮、飞机轰炸塞班。正巧呢，岛上日军的这个三十一军军长啊，在关岛视察回不来了啊，所以指挥重任就落在了这个底下的师团长斋藤义次中将身上。斋藤认为，在美军绝对的火力优势之下，在滩头进行抵抗无异于送死，于是呢，让部队缩在这个掩体里啊，等美军上岸以后再反击。 六月十五号，美军开始登陆。斋藤中将依然让大家缩好。啊，为人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只用火炮呢进行干扰。美军虽然冒着炮火，但是登陆比较顺利。啊，这天晚上呢，两万多人上了岛，是吧？但是往内陆推进就困难喽啊，密林里到处是暗堡，走两步就冷不丁挨一枪。所以占领的登陆场啊，还不到计划的一半。两万多美国大兵只能挤在沙滩上睡觉。 斋藤觉得机会到了，天黑以后，指挥三十六辆坦克和一千多人发起夜袭。哎，那位同学说，日军在岛上不是有四万多人吗？怎么才派一千多人？就因为小日本啊，都是分布在各处的工事里，确实很分散、很隐蔽，避免了挨炸。但是自己要想集合呀，也很困难那能凑出一千多人就不错了，您将就着吃吧，是吧？结果，日军刚开始冲锋。 没想到美国大兵早有准备，一发接一发的照明弹把地面照的跟白天一样。紧接着密集的舰炮支援就到了，还没冲到美军阵地就被打死七百多人啊！连美国兵的毛都这个没碰着。史密斯中将一瞧哟，日本人守岛有余，进攻不足，那咱就先别着急扩大地盘了，先运东西吧，紧锣密鼓往岛上搬家啊！ 大批的这个人员和大炮登陆啊，这么一来斋藤就慌了。我时间越拖的久啊，美军实力越强。那所以在第二天夜里又发动了一次夜袭，这次把能开的四十多辆坦克呀全开出来了啊！但是现实非常残酷，夜袭再次惨败。 坦克全部报销，就日本这小豆坦克啊，九五式、九七式啊，面对这个这个美军的 M 三、M 四，那简直就是玩具啊，简直就是就是耗子舔猫作死啊！所以两宿过去了，日本人在最擅长的夜战里是没占到一点便宜，这就轮到这个美军进攻。后面两天时间，海军陆战队先后占领了岛上三座机场中的两座。 斋藤明白，把美国人赶下大海啊，那是不可能的了。只好呢，改变战术，依托攻势固守，同时呼叫支援。但这个时候，塞班岛已经被美国海军重重包围，几波想趁黑夜登岛的这个日军船队还没有靠近就被消灭。斋藤所有的幻想全部破灭，继续战斗的唯一，意义就只剩下拖延了。斋藤陷入了绝望。 那你说为什么没人救他呀？是不是因为日本陆海军不和，是吧？日本陆海军互相骂吧，陆军马路，海军马路，是吧？这个这个这百分之七十的力量打对方，百分之三十打美国，是因为这样吗？还真不是，是吧？海军没见死不救，是吧？因为日本人也知道啊，陆海军这两波马路老闹，是吧？太有损这个战斗力了啊！所以东条英机这个说服天皇任命自己呢兼任参谋总长，这样呢大权一揽。 陆海军一把抓，东条呢实际上就成了这个明治维新以来权力最大的一个人。好多人私下呢就把这东条内阁叫东条幕府，是吧？新官上任三把火，东条一上任就命令这个陆军在中国大陆发动一号作战，打通从中国往东南亚的陆上交通线，是吧？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豫湘桂战役，是吧？一开始呢就获得了巨大成功，五十多万国军被击溃。东条一看怎么样？ 是吧？我可以吧？虽然石原莞尔老跟我叫东条上等兵啊，说我的脑子就是一上等兵的脑子，怎么样？本大将出任参谋总长就是管用，是吧？那海上咱也干他一票，玩个大的啊！把日本的这个防御体系啊分成了几个等级啊，千岛群岛啊、小笠原群岛啊、新几内亚岛啊、马里亚纳群岛啊这几个地方呢被称为绝对国防圈，不能丢。现在呢，美国人打到这儿了。 这还得了，是吧？正好丰田富武这边也觉得美军在塞班岛被牢牢盯住，啊，正是一举消灭的最佳时机。于是，在得到东条批准之后，丰田大将下令执行“阿号”作战计划。这个时候，小日本的联合舰队还有点家底儿，派出了九艘航母、五艘战列舰、十三艘巡洋舰、二十多艘驱逐舰啊，舰载飞机四百多架。 分成两波，雄赳赳气昂昂杀向马里亚纳群岛，是吧？小日本的这个底裤都亮出来了，整个舰队上到司令长官，下到战斗机飞行员，无不抱着必胜决心，啊！那么他们能否重振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的雄风？美国佬又能不能拿下塞班岛呢？咱下集再说。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